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一百一十九集。林青霄坐在榻上，无奈的望着对面大动干戈的几人。首领给林青霄切脉，洛寒一脸关切的盯着林青霄的手。 等首领收手后，洛寒赶紧问：“首领怎么样了？”首领感到一丝诧异，脉象平稳，似乎无碍。林青霄叹气说：“我就说了没事了，不必兴师动众。”洛寒狐疑地望了林青霄一眼，再次和首领确认：“真的没事？是不是他故意掩饰伤势？”在洛寒的询问下，首领也拿不准了。 最后，首领决定保守为宜。他给林青霄开了几个温养方子，嘱咐洛寒五日一次盯着林青霄喝药，随后就忧心忡忡地走了。等首领走后，林青霄无奈，再一次解释说：“真的没事，你太紧张了，现在都有些杯弓蛇影。”林青霄说的十分肯定，然而他以前干过太多类似的事儿，洛寒实在信不过他。 林清霄见洛寒还不信，干脆握着他的手搭在自己脉搏上，引导着他用灵力探入自己的脉搏。真的没事。洛寒吃了一惊，他本能想收回手，但是林清霄却不肯放，他只好跟着灵气在林清霄体内经脉转了一圈，发现好像确实没有暗伤。洛寒看着眼前这一幕，不期然想起他刚穿来的时候。 他降落在绝灵深渊，他说自己没有任何修为，林青霄不信，在他伸手的时候，还当真打了一道灵力进他脉搏查探。那时候洛寒刚刚穿越，不知道脉搏是命门所在，他就那样大咧咧地暴露在林青霄身前。没想到才过了一年，同样的事情竟然再度发生了，只不过这次是林青霄主动将命门送到他眼前。 洛寒收回手，抬头毫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脉搏是命门，足以左右你的性命。你就这样让人捏住你的命门？当初我不懂，才干出那种傻事。莫非你也不懂？秦他一说，林清霄也想起以前的事情。那时是他第一次见洛寒，他刚刚才经历所有价值体系崩裂的打击，正处在偏激期。而这时，崖底掉下一个陌生的、来路不明的。 还莫名很关注他的女子，他怎么能不警惕呢？当初是我唐突，如今正好还你。林清霄说完，微微感慨：“原来已经一年了。相对于他漫长的生命，一年实在不值一提。然而，现实只过去一年，对于他来说，仿佛已经过去许久，久到回想曾经的经历。” 被逼挖丹天雷兽行掉入深渊，遥远的像是别人的人生。似乎从遇到洛寒开始，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有时候时间很快，一年疏忽而过；有时候时间又很慢，慢到让他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林青霄看着眼前的人，耳边仿佛听到什么东西破土而出的声音。 他一直不曾往这个方向想过，但是，一旦挑破，这个念头瞬间如藤蔓般疯长。一千年，诚然不算短，但是对于龙族的寿命来说，还是太渺小了。他若是不想守约呢？林清霄以前从未往这个方向想过，现在点破那层窗户纸后，仿佛云破月明，豁然开朗。对呀。 很多事情其实早就有迹可循。他来到中古时代的时候，看到这里百花齐放，神道昌盛。林青霄第一反应不是学习秘术，而是担心洛寒会不会留在这里，不愿意再回去。昨日洛寒上山采药，他醒来后发现不见洛寒，心里顿时凉了一半。其实洛寒在这里不会有危险，即便是朋友，也需要私人空间。 他们在大明城时，叶子楠和邹继白亦是他的队友，而且大明城的环境远比中古危险。可是叶子楠和邹继白单独出门，林青霄就觉得很正常。洛涵说的对，他总会有这么一天可以独立面对所有事情，再也不需要他的陪同。洛涵刚来时不习惯，不认识路，不懂修炼法门，不知道人情常识。 所以，无论哪里都和林青霄一道，两个人形影不离，总是绑定在一起。现在，洛寒慢慢成长，逐渐从两人的绑定中割离，但是这次却轮到林青霄不习惯了。这不是正常的朋友该有的情感。如果是朋友，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成长，为何会感到不情愿呢？林青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莫名其妙的心情。 直到今天早上，他看到有男子对洛寒献殷勤时骤然不悦；听到首领说他们是一家人时窃喜。这么明显的变化，终于让林青笑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变味儿了。他对洛寒的感情早已超出朋友的界限，这是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本能的男女之情。 林青霄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都忍不住恍惚，他竟然也会对人生出男女之情。他以为他这一生都不会拥有感情，不会拥有朋友、父母亲人，一个人孤独终老，一生死寂。林青霄最开始对洛寒确实是责任，他用药治好了他身上的伤，虽然并非他所欲，但是救了就是救了，他理应报答洛寒。 后来，他们一同去碧云秘境，一起回中山，一起去希尔米海。他和洛寒共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距离也越来越近。他逐渐成为他的朋友，唯一的朋友。然而，洛寒是他唯一的支点，他却是洛寒的众多朋友之一。在通往希尔米海的非洲上，林清霄看到洛寒和邹继白说笑，仿佛再一次看到噩梦重演。 他性情不够讨喜，语言不够有趣，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并不受人群欢迎。然而别人如何看他、待他无所谓，洛寒却不行，因为他是他被上天肆意摆弄命运后一千年来唯一的补偿。林清霄渐渐对洛寒生出独占欲，那时候他以为这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不太正常。 导致他的情感模式亦不太正常。他没有在一个稳定的、充满爱与信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并不像其他父母双全、家庭和睦的孩子一般，会很自如的处理人际关系，建立健康的社交网络。他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其实是病态的。然而，后来一件又一件事情证明，这并不是友情，至少现在不只是友情。 林青霄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在他过往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林青霄找不到范本参考，他看过的书本里似乎也没有一本书是专门讲述如何处理男女感情的。甚至林青霄觉得，洛涵对他可能并不是男女之情，极有可能这是他单方面生出的妄念。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很想拥有一件东西。他以前都是被动拥有、被动争夺。他给自己画了一道壁，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要别人不要来冒犯他的领域，他就不会去管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林崇玉想要争夺家主，还是争夺名利；，无论父母想要扶持谁上位。 无论家族资产最后归谁，林青霄都不问也不管。但是这次，是他唯一一次主动的想要争取什么。然而越在意越害怕，林青霄不由担心起洛寒的想法。林青霄甚至忍不住想：洛寒今年才十八，不对，十九，而他却已经一千岁，足足百倍的差距。 他对幼崽生出这种想法，岂不是很龌龊？如果洛寒知道他的心思，会如何想他呢？其实对于林清霄自己来说，他并不是很在意年龄差距。先族年龄都大，结成道侣时男比女大，女比男大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他和叶子楠年纪差距也有十万，可是两人说话时都不把年龄当回事就如同龄人一般相处。他不在意。 但是放在洛寒身上，林清霄就不敢赌了。或许等洛寒再在修仙界待几百年，习惯了仙族夫妻动辄几万岁甚至几千万岁的年龄差距，他就不会介意年龄。现在洛寒年龄基数小，所以一千岁的年龄差距看起来非常吓人。等再过几万年，两人都成了以万计数的人，一千岁就不再是差距了。 林青霄是一个很耐心的人，现在他不接受，那他可以等，无论千年万年，他都可以等着他，一直等到洛寒可以接受年龄差的那一天。虽然他以一千高龄对一个十九岁的幼崽产生妄念是桩非常令人鄙夷的事情，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阻碍。他真正害怕的是洛寒不会接受他的感情。 林青霄甚至不奢望洛寒会回忆同样感情，他只要愿意接受就已足矣。这就是林青霄的梦魇，他隐藏最深的恐惧。其他所有事情，修炼剑法、肆意读书，他都可以努力，唯独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才会被人喜欢。林青霄自视己身尽量公正的给出评价，性格无趣，不会说话。 生活死板，毫无情趣。可能还要加一条年纪大。而洛涵呢，却年轻活泼、聪颖勇敢，身份上是六界最小的神灵，性情上是天然的发光体。无论是古行星君首领这种长辈，还是邹继白五郎这种同辈，都喜欢接近他。转瞬的功夫。 林清霄从恍然大悟到惭愧，再到患得患失，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十分丰富。洛寒可不知道面前的人表情平静，内心戏已经起伏了这么多。他发自真心的劝林清霄。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这样不好。你不会趁人之危，但是不代表别人也会如此。以后不许轻易把命门暴露给别人。”各位小耳朵。 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期更精彩。